第五集，游虫在 A 大南门放林和熙下车，然后将车开到小区的地下车库。下车后，他绕到车后座去拿东西。拉开车门时，闻到车内有很浅很淡的烟味残留，味道不如男士香烟那样呛鼻。游虫想起林和熙在酒吧里带走的那个女孩，拧了拧眉，面露讽意。他从地下车库搭电梯上去。 电梯经过一楼时，缓缓停下，开门。有人迎面迈入电梯门内，看见站在电梯内的油虫，脚下步子微顿。油虫先眸望向来人，意识微微一怔，接着就冷冷勾起唇角：“还差十分钟门禁，打车赶不及回宿舍。”林和熙黝黑的眼珠轻转，不慌不忙地在电梯内站定，换上略显可怜的口吻，替自己圆谎。 我回去的时候，宿舍大门已经锁了。尤冲不置可否，不耐提醒道：“你们要楼层。”顺着他的话，林和熙将目光投向电梯内的按键区域，数字十八周边亮着浅浅的红光。林和熙心中了然般扬眉，转过身来，放低声音道：“我没地方去。”尤冲诧异一秒，沉声问他。 你跟着我过来的，林和熙没说是或不是，只抬起眼睛来直勾勾望向他，狭长的眼尾，此时略显可怜的轻垂。你能不能让我在你那里睡一晚，沙发也行。尤崇黑下脸来，附近的宾馆和酒店随便你住。林和熙神色苦闷，没带身份证。电梯已经在十八层停下，开门。 油虫径自朝电梯外走去，林和熙也亦步亦趋的跟了出来。每层都住有三户人家，油虫停在尽头的那扇门前，激活门前的密码锁，要输入密码时，又转过头来道：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林和熙面含期待的望他：“就借住一晚。”油虫立在原地，目光锐利的打量他。林和熙大大方方的张开双臂。 任由他打量。对方的目光在他微鼓的牛仔裤口袋上停留片刻。林和熙又开口问：“你想好了吗？”油虫没说话，却猛地迈上前一步，弯腰朝他靠过来。林和熙怔在原地没有动。油虫已经伸出两根修长的手指，捏住机身的边缘，将手机从他的裤子口袋里夹了出来。 他摁亮手机屏幕，垂眸扫向手机顶端的电量，冷笑道：“哼 <laughs> 手机没电关机了。”他将手机丢还给林和熙，眼眸凌厉的看向他，满口谎言。林和熙难得心虚的摸摸鼻尖，没说话。尤崇不再看他，输入密码开门进去，将他关在了门外，并不怎么在意的笑了笑。林和熙记下门上的门牌号。 转身推开安全通道的大门，走楼梯下到十七层，然后开门回到自己住的地方。日子仿佛又恢复平静，外卖好好的放在宿舍楼下大厅，逃课的时候缺到名单上不再有他，辅导员也不再频繁的来查寝，再度恢复到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常态。直到周五那天早上，林太太突然打电话来。 叫他回家吃饭。对方在电话中虚情假意的问候他，林和熙也回以对方同样的虚情假意。他没有拒绝林太太的邀请，深知对方本意并非是真的想让他回去吃饭，原因无非是两点：一来多半是担心他悄无声息的脱离林家掌控；二来大概就是林远未回家了。 林太太如同往常那般，在电话中交代他，下午和林童一起坐林家的车回来。林和欣漫不经心的应下，挂掉电话以后，就将搭车的事抛到脑后。先不说他自己想不想和林童同车，林家的司机是来接林童的，林童却从没在周五下午等过他。中午和宁南在学校附近的茶餐厅吃饭，对方约他晚上。 和隔壁院系的女生出去联谊，林和熙摇头说不去。宁南面色不悦的开口：“为什么不去？我都和他们说好了，你会去。”林和熙连眼皮都没抬，拿吸管轻轻搅拌玻璃杯里的奶茶。我爸回来了，我要回林家吃饭。你爸？你是说林童他爸爸？ <laughs> 宁南讽笑一声。 不依不饶的抬高嗓音：“要吃饭，你哪天不能回啊？偏偏要今晚回。”这时候，林和熙才掀起眼眸来，不慌不忙道：“我答应林家要回去吃饭，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也答应过你，今晚要去参加联谊了。”宁南被他堵得语塞，一时间脸色十分难看。午饭没有吃完，宁南就先被气走了。 林和西波澜不惊地看对方气冲冲离开，将杯中的奶茶喝完，在沙发里坐着玩了会儿手机，直到身侧的落地窗被人敲响。林和西闻声抬头，看见店外的窗边站着个面容清丽白皙却陌生的年轻女孩。隔着透明的玻璃，他眯起眼眸来打量对方。 视线掠过对方那头黝黑漂亮的长卷发时，才勉强唤起记忆里的一点熟悉感来。方清宁掌心抵在玻璃上，看他，示意他从店内出来。与他同行的两个朋友远远站在几步外，故作不经一般抬眼打量他。林和熙起身绕出座位，推开店门，走向路边。方清明快步走向他，将手里的东西塞进他怀里。 转身走出两步，又回过头来，笑嘻嘻的朝他摆手喊道：“这是作为你请我喝酸奶的回礼。”林和熙淡笑一声，亦朝他摆手道： <sniffs> “谢了。”才喝过一杯奶茶，此时自然是喝不下第二杯。林和熙提着奶茶转身往学校的方向走，抬步时倏然察觉到街对面投过来的目光，林和熙停下步子，隔着不宽不窄的马路朝对面看去。 人气火爆的冷饮店外，同行的人在排队。游虫双手插口袋，站在旁边的屋檐下躲太阳，将林和西这边的动静尽收眼底。两分钟前还坐在茶餐厅里，觉得手机游戏也索然无味的林和西此时望着游虫，扬起唇角来。他站在原地，半张脸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，另半张脸露在屋檐外的日光下。 浮尘跳跃的金色光点游走过他的发梢和额头，从他黝黑细长的睫毛间穿落而下，在他漂亮的眼尾和鼻尖留下斑驳光影，衬得他唇边的笑容格外耀眼。从头至尾都神情冷淡的游虫，此刻缓缓眯起眼眸来，却是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林和熙拎着奶茶穿过马路走向他。 人到跟前时，还没开口说话，就先听游虫对他诞生嘲道：“哼，你倒是不缺给你送奶茶的人哈。”“嗯，可我不想喝他送的奶茶。”不着调的话信口拈来，林和熙眼中露笑：“我比较想喝你送的。”游虫面色冷沉地瞥向他，林和熙这才收敛几分眼里的笑。 耸耸肩道：“我只是想过来问问，你们有谁要喝奶茶的吗？”尤虫并不搭理他，林和熙也不气馁，又挨个问过队伍里尤虫那两个排队的室友。室友中自然仍是没有人愿意和他搭腔。林和熙挪到下一人身边，排在尤虫室友前面的人却是林童。林和熙神色如常的跳过他，抬脚的那一刻。 他听见林童毫无预兆的开口道：“下午五点在学校北门外，不要迟到。”对方虽没有点名道姓，也没有抬眼看他，但林和些还是很快就明白过来，林童，这是在和自己说话。